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这个沙漠之狐隆美尔啊，重新呢夺取了西兰尼加，并且呢一鼓作气拿下了这个北非重镇托普鲁克。战争啊，确实是最好的试金石啊！你想，这四一年初老哥来北非的时候是中将啊，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上将、大将啊，直到元帅啊，这是。 平步青云啊，这里边这个简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关于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军衔啊，有各种翻译的方法，是吧？因为这个纳粹德国呢，它是这样，少将、中将，那这都没得说啊。然后呢，它它中间有一级，是吧？中间有一个级别叫兵种上将，是吧？然后上边呢？ 哎，有的咱们书上就给翻译成什么一级上将，那就他妈 low 爆了。人家根本就没这词儿，上将还分级，那是国民党，对吧？哎，那个其实就应该翻译成大将，那你你比如他那个大将是只分军种的啊，比如陆海陆军大将、海军大将、空军大将，只分军种是吧？到上将的时候，他开始分兵种啊，你比如你是装甲兵上将、骑兵上将、步兵上将啊，他开始分兵种，对吧？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不是，就是你不能给他把它翻译成说，呃，这是上将啊，那个是一级上将啊，这可能德文里边这个词儿有点类似，但不是那么个意思啊。你就按照这个咱中国的这种习惯的翻译方法，少中上大，就这么翻译就完了啊。所以这个隆美尔呢，只从中将啊，然后晋升为上将，晋升为大将，然后晋升为元帅。元帅也是只分军种。 啊，不分兵种啊，陆军元帅、海军元帅、空军元帅啊，就只分这个，是吧？那这也算是平步青云了。你想，一年多的多一点的时间，是吧？这将官升一级都是多难的事儿啊！和平时期是吧？熬到退休你也熬，你也可能都都都熬不到这这级别啊。所以人家那真是凭着这个真才实干打出来的啊，不像那个。 苏联那帮那哥几个，那勃列日涅夫自个儿给自个儿是吧？那那就或者咱们东边那那个国家的大元帅们，那那就没劲透了那玩意儿。好啊，托布鲁克既然拿下埃及，门户洞开啊，龙多帅呢可以实现印马尼罗河的梦想。在正常情况下啊，你刚经历两场恶战，应该歇口气儿呢，先缓缓啊。但是你想，这个龙的帅是一般人吗？是吧？ 之前三四千人就敢围着三万多人的托普鲁克干，是吧？现在趁着得胜，士气高昂，自己又刚刚晋升元帅，怎么着也得再接再厉吧？啊！不过这么一来，手下兄弟们受苦。两场恶战下来，德军也是损失近半是吧？尤其是装甲车辆，就剩个一两成啊还能动，其他都趴窝了。可是军令如山，再困难你也得从命。 是吧？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是吧？之前咱们讲啊，说进攻托普鲁克之前呢，这个隆美尔啊就制定了一个进攻埃及尼罗河流域的这个阿依达计划。当时他跟这个凯瑟琳元帅进攻马耳他的大力神计划呢，一直争先后啊，因为这个托普鲁克呀比较棘手，加上这个隆美尔呢能游说这个希特勒，是吧？毕竟是侍卫队长出身嘛，啊，才能让他先进攻。 现在呢，按照之前达成的协议啊，应该是让这个凯瑟琳元帅啊打马耳他去了啊。为了打这个地中海的不沉航母，凯瑟琳呢专门调来了之前打克里特岛的德军空降部队和大批战机。没想到这个时候隆美尔反悔了，是吧？跟这个凯瑟琳说啊，赶紧派空军支援我，我一鼓作气，我把英国人赶出非洲啊！凯瑟琳直接就懵逼了，是吧？这是咋了你？ 是吧？你还跟我发号施令，是吧？你咋回事啊？是吧？虽然咱俩都是特级吧，我哪年评的，你哪年评的，是吧？你不刚当上元帅，你跟我牛逼哄哄的？你北非属于我南部战区，你应该受我节制，是吧？你这当元帅才几天就跟我嘚瑟？所以六月二十一号，凯瑟琳气冲冲飞到托普鲁克啊，跟隆美尔大吵一架，是吧？提醒隆美尔，你丫现在刚刚经历两场恶战，就你这些残兵败将往前冲，你不是作死吗？ 那你就算让我给你支援，你也得扫清障碍。你以为我打马耳他为了谁？还不是为了给你送给养？你再这么冥顽不灵，我把空军调回意大利去，你信吗？是吧？你用风筝打英国人去吧！啊，然后凯瑟琳骂着娘就颠了。罗梅尔一看凯瑟琳说不通，咋办呢？越级上访呗，是吧？反正这个元首是宠我的时候，一定会帮我的。果然，希特勒果断的支持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啊！你说这希特勒这是？ 怎么这么明目张胆护犊子呀？真不是啊！隆美尔是爱将，凯瑟琳也是近臣啊。凯瑟琳是空军元帅，空军是国家社会主义新德国一同成长起来的，对吧？是是元首的心肝宝贝儿，是吧？所以俩人手心手背都是肉。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他对凯瑟琳的主力第二航空队啊另有任用，马上要开始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了。 啊，但是这个时候不方便明说啊，而且呢，不得不说啊，隆美尔用有限的兵力一再创造奇迹，也让这个希特勒呀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啊。如果能拿下埃及，这个诱惑。 实在是忒大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号，是吧？隆美尔呢调集了三个德国师、六个意大利师，进攻英军驻防的马特鲁地区。这个地中海滨海城市非常漂亮啊！据说这个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克特姐经常喜欢在这洗澡，是吧？但是呢，这儿现在是英军在埃及边境唯一的要塞。这地儿如果被德军拿下。 英国人就只能一路往东撤阿拉曼去了。表面上看啊，隆美尔的兵力是碾压英军的啊，就算意大利师是摆设，但是三个德国师可是百战精兵。可实际情况是咋样呢？啊，基本上，除了新来乍到的第九十轻装师啊，那俩装甲师啊，经过之前的战斗消耗，已经就剩团级配置了啊。 不过，即便如此，隆美尔依然很有信心，因为他太了解英国人，或者说他太了解奥金莱克了。他料定奥大叔这软绵绵的指挥风格一定会先保全实力，不会跟他硬扛。最后就是后背朝前，撒丫子就溜。六月二十六号，当凯瑟琳元帅。 和义军统帅巴斯蒂科飞往这个隆美尔指挥部的时候，隆大帅意气风发啊，对哥俩讲说：“月底咱们再见面，是吧？您二位这个飞机就可以直接飞开罗或者亚历山大啊，咱们去英国人总督府。” 舒舒服服啊，咱吃椰枣啊！最好呢，你们二位带上胰岛素啊，因为那东西太齁的慌啊，别把你们糖尿病勾起来。果然，奥金莱克没让龙帅失望啊，一切就跟事先跟隆美尔商量好的似的啊。英国第八集团军抵抗了三天，六月二十九号，德意联军攻陷马特鲁，英军六千人被俘，而且马特鲁充足的武器、弹药、物资补给全都归了龙美尔。 法国一战的功勋福煦元帅讲过这样的话啊，如果你自己认为打输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就算是输了啊，可不是吗？兵无斗志是将无战心啊，给你再多的物资啊也没用啊，这活该。六月三十号，隆美尔休整了一天，就开始进攻阿拉曼。阿拉曼是尼罗河三角洲最后一扇防盗门，这扇门的背后。 有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运河，乃至整个中东，也就是大英帝国命脉所在。所以，丘吉尔命令奥金莱克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阿拉曼防线。如果这儿要是丢了的话，埃及不保，埃及不保就意味着中东不保，然后就是印度、非洲、东南亚整个大英帝国殖民地都得分崩离析。 这是邱大爷绝不能允许的。到了七月一号，没给英国人留下一丝喘息之机的隆美尔开始进攻阿拉曼防线。据说英国侨民都慌逼了，是吧？亚历山大港啊，这个时候名副其实的亚历山大了，每天撤侨的班轮呐安排不过来，港口堵的是乱七八糟，是吧？南下。 开往这个南非的列车，往东开往巴勒斯坦的汽车、轮船，都是严重超载，天天跟这个世界末日似的。啊这是一九四二，不是二零一二啊，但是也都差不多了。啊今天如果不撤的话，明天德国人兵临城下啊，就撤不了了。不过呢，说实在的，隆美尔这边啊，真的是到了强弩之末。 虽然进攻的突然性很高，让英军措手不及，但是呢，自己的战损远远没有得到补充啊。而且阿拉曼这地儿啊，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通常沙漠地区地势平坦，地形单一，装甲部队呢迂回穿插比较容易。但是现在阿拉曼南边是绿洲啊，丛林水网密布，成了天然的坦克屏障。 隆美尔只能是正面进攻啊，进攻这个准备已久的英军防线。所以这么一来，战局就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整个七月，双方都是互相拉锯，互有胜负。不过，渐渐的，隆美尔的补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英军那边港口总是忙着装卸这个新的物资兵员。咱很多同学呢玩过一个游戏吧，叫《刀塔》啊，玩过的人你应该知道，当你离敌人的大本营越近，你自己兵力补充就越慢，反过来呢，敌人就越快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到了七月二十一号，奥金莱克向疲惫不堪的隆美尔突然发起反击啊，派遣新西兰军和一个印度师啊，从这个。 两翼冲击啊！不过奥金莱克呢，很傻很天真啊！他的对手是隆美尔，哪能轻易让你占便宜啊？即使现在吃不着你，也肯定不让你吃。突击部队一头就钻进了隆美尔的伏击区，隆美尔的重炮啊和八八炮乒哐五四就砸了过来。英军呢被迫扔了一百五十辆坦克，狼狈撤退。 直到七月过完啊，双方的战线基本上都是维持原地儿，进入到了隆美尔最不希望看到的拉锯战。但是呢，埃及近在眼前啊，这个这个诱惑让他无法撤军。这么一来，英国人的机会就来了。英国人的反攻首先从换帅开始啊，奥金莱克老奥，您别干了啊。 总参谋部办公室啊，那儿有一空缺，等您来呢。啊，您不是很尖头闷吗？是吧？您您这儿请啊，这儿比较适合您拿铅笔画画地图啥的啊，写写报告，打打字儿啊。您您干点喝喝喝下午茶是吧？亚历山大将军接任了北非军总司令，跟隆美尔直接交手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也换人了啊。本来呢，这个第八集团军司令啊，想让这个他的下属啊，十三军军长当，结果老哥点儿背啊，上任的路上呢。 这个座机啊，被这个德军飞机突袭，给打成打火机了。啊直接就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壮烈牺牲了啊！这么一来呢，就临时安排了一个小个子瘦老头来当这个第八集团军司令啊。这就是伯纳德·蒙哥马利，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蒙替蒙德帅。这个蒙哥马利对奥金莱克的作战方针呐非常不屑啊！您这哪是作战呢？您这完全是逃跑啊！ 是吧？怪不得这仗打成这个德行啊！被撤是活该啊！要我说，你应该上军事法庭，是吧？我蒙哥马利不怕德国鬼子啊！意大利人更是摆设啊！我准备跟你们家死磕。蒙哥马利既然要打硬仗，人员啊、战略物资一定要准备充足。这时候，丘吉尔、丘大爷啊，一点没小气。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底，英军在阿拉曼地区的部队。 补充恢复到了七个师，加上开罗附近的预备队，总共十四个师。坦克补充到了四百八十辆，而且美制 M 三坦克占据了主要比重。米和菜都齐了，等下锅吧。蒙哥马利蓄势待发。你说英国人能这么折腾？ 是吧？德意联军也得补给呀！啊，确实，那德意联军也在积极补给。那但他们的日子呢不好过。那为什么呢？德意军队的补给啊，有一大麻烦，那就是无论运输车还是运输船，整天都受到天上和海里的这个英军袭扰啊。这个让隆美尔啊非常头疼，但是呢没法发作。为毛呢？是吧？因为隆美尔当时着急啊，人家。 凯瑟琳·凯大帅说了，先夺马耳他，控制地中海制空权。他着急，他要先打埃及，对吧？所以这个马耳他没拿下来，对吧？那你这个就没辙了。那飞机，英国飞机从那儿起飞，那你没辙了，那所以这个坑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的，啊。 英国人这个也就算了啊，更让隆美尔气急败坏的是，所有补给优先补充了意大利人，你们能干什么呀？你说是吧？所以隆美尔就多次致电墨索里尼，提出强烈抗议啊，严正交涉，再抗议，再交涉啊。先是密切关注啊，然后强烈抗议啊，严正交涉，最强烈抗议。墨索里尼觉得你隆美尔算哪根葱啊？我跟你们老大是平起平坐的，疏不见亲。 谁亲谁近？我又不傻，你算哪根葱啊？你跟我牛什么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了四二年八月底，意大利的八个师齐装满员，补充完整了，是吧？德军的四个师啊，很多建制都没有完整啊，坦克总算是有了五百辆左右，看着挺多。 其中三百多辆是意大利的那种薄皮大馅儿的萌系玩具坦克，是吧？挨上一炮就铆钉满天飞的，是吧？所以隆美尔现在这个就快到绝望的程度了，啊！甚至呢，参谋长提出撤回利比亚的建议，他心都稍微砰砰了两下，啊！不过也就砰砰了两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向希特勒汇报。 是吧？说谢谢您提拔我当元帅啊！可是现在战事不利，我要撒丫子撤了啊！您别见怪，可能吗？那不可能跟元首这么说。前不久，德军名将古德里安因为撤退被解职，那好，所以这辈子也没当上元帅。我这好不容易当上元帅，不能给自个儿找幺蛾子，不能撤，怎么办？打呗，是吧？这么僵持着，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英军补给速度肯定远超自己，拖得越久，对己越不利。 因此，隆美尔就制定了作战行动，目标是阿拉曼城外的幺三二高地，叫阿拉姆哈勒反不知道这什么语啊？隆美尔要打，那正合英军这边蒙哥马利的心意啊。蒙哥马利打仗啊，就非常像那个咱们中国曾国藩、曾文正公打太平军时候的做法啊，结硬寨，打呆仗。 啊，什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我啥资源都比你多，我不跟你搞突袭、迂回什么的，我就稳扎稳打啊，跟个蟒蛇似的，是吧？我死死的箍住你啊，就这么打啊。曾大帅当年结硬寨打呆仗，是因为他人数没有这个太平军多，但是他装备比太平军先进，是吧？所以我不跟你什么。 什么我不玩什么主动冲锋，我不玩那一套啊！我就是吧，我就玩阵地战啊，挖战壕，我就这么着，这这么着搞，等着你来进攻我啊！我洋枪火炮的歇你，我弄死你就这么个意思，是吧？所以其实蒙大帅也是这这这路风格啊。由于英军的这个主场优势，德军情报人员很难工作，对吧？你这混过来一看就就有这个生生脸儿，就抓起来了。那龙帅几乎不了解英军的动向。 反过来，蒙哥马利把德军的动向情报分析的透透的，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是吧？想在幺三二高地占我便宜啊？来来来，啊，我这儿做好了套，就等着您呢。所以，蒙哥马利仗着各种优势，准备下黑手了，是吧？你隆美尔不是特别喜欢侧翼包抄嘛，是吧？我就在幺三二高地两侧埋地雷啊，多埋点可劲儿招呼啊，不怕。 那这东西咱阔气，有的是，是吧？在幺三二高地呢，啊，我正面部署重火力部队，绝不允许轻易出动啊！目的就是要在幺三二高地把德国人耗死。就这样啊，到了这个八月三十号，隆美尔开始进攻，是吧？马上就遇到英军准备好的大炮啊，叮了咣啷一通歇，正面进攻毫无进展。 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阵亡，第九十轻装师师长重伤，是吧？再次印证了隆美尔军中师长是高危职业的这个论断啊！这阵亡率都赶上敢死队长了。而负责侧翼包抄的德军不出所料，进了英军的雷区，心惊肉跳转悠了好久才走出来，是完全没有配合上，是吧？这个时候。 蒙哥下令啊，英军第七装甲师在德军侧翼进行突击。之前德军最擅长的战法啊，现在轮到英国人还回来了。几天下来，德国人被困在原地儿转圈儿，攻也攻不上去，是撤也撤不了。而且呢，更让这个隆美尔绝望的是，他的运油船呐，即将进港的时候。 眼睁睁看着这个英国飞机把几千吨救命的油料炸沉在港外，连他本人都险些中弹。那仗打到这份上，基本上就打不下去了。啊，九月三号，隆美尔终于命令德军部队停止进攻，迅速撤退。啊，再不撤就被包围的危险。这次撤退呢，算得上是这个。 北非德军第一次溃退，毫无组织，毫无章法，损失惨重啊！撤退之中，甚至这个德军丢弃了大量的坦克和弹药。隆美尔再牛逼，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着急上火，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黄疸病，身体快垮了啊！于是呢，隆美尔带着悔恨又无奈的心情离开了北非啊，回德国休养。 施登姆上将暂时接替了他。至于这个蒙哥马利，那首战告捷，虽然欣喜，但是呢，保持着非常的冷静啊。有的时候呢，跟蒙哥马利这个人啊，甚至让让人怀疑啊，他是不是机器人？就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哈，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盟军不是跟苏军得联欢嘛，啊，联欢，联欢的时候呢，这个。 这个苏联红军啊，苏联人都比较豪放，什么都来的是吧？就问那个蒙哥马利的副官啊，说元帅抽烟吗？不抽，喝酒吗？不喝酒。 喜欢女人吗？也不喜欢。那他妈他活着干嘛？是吧？就就就到这份儿啊！然后不？那那怎么招待你啊？什么？我们苏联人就是这玩意儿，伏特加是吧？然后那臭脚丫子味儿的烟，是吧？然后俄罗斯大妞，我们就是这个，你都不喜欢是吧？那怎么招待你？那他妈活着干嘛？那跟个机器人似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英军实力已经是空前强大了。那无论是陆军、空军，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啊。 大批美式装备，联邦快递使命必达。那为啥美国人不早不晚这时候来了呢？美这个时候呢，已经紧锣密鼓的准备在北非西部进行登陆的火炬行动了。所以，对于邱大爷来讲，蒙哥马利这边如果能够继续穷追猛打，将极大减轻盟军登陆压力。因此，邱大爷一天十几个电话催促亚历山大啊和蒙哥马利赶紧追击敌军。 争取直接赶海里，我们就省着登陆了。啊，那我老邱在美国表亲面前多有面子啊！但是呢，老邱这会儿碰上硬骨头了，蒙哥马利呀根本都不搭理他啊。九月底你跟我逗闷子呢，我这兵都没训练，让他们去战场送死吗？必须十月底，是吧？而且放出狠话，是吧？你不听我的，我就辞职，你看着办。 啊，那既然这样呢，邱大爷就听呗，因为好不容易有个会使劲咬的是吧？那就听你的吧，是吧？所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蒙哥马利加紧训练部队，特别注重培训基层军官，这个对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作用非常大。 而且呢，为了迷惑对面的德意联军，他特别让部队呢做了伪装啊，把主要进攻北路的兵力物资隐藏特别瓷实。南边大兴土木啊，修建这个补给站、输油管啊，然后充气坦克、充气飞机是吧？充气娃娃，总之吧，各种充气儿是吧？哎，让你德国人铁了心按照我设想的方式去想啊。这个时候。 双方的兵力呀，悬殊到了不好意思的程度啊，多不好意思呢！其实从这个纸面上看啊，都是这个一样的，八个步兵师加四个装甲师，双方都是这样。但实际兵力远远超过二比一，是吧？德意军队只有八万两千人，一大半还是意大利军队，一万人呢，因为疾病丧失了战斗力。 英军已经是将近二十万人，坦克德意联军五百五十辆，蒙哥马利一千三百辆，飞机就甭说了，得差个五六倍。就这样啊，就这么不讲理，为啥中国人比较喜欢德军将领，尤其是隆美尔？ 啊，一个呢，确实人家战术水平高；再一个呢，中国人比较喜欢悲情英雄，啊，以少胜多，非战之力，天亡我也啊！就是这这种感觉，是吧？龙妹儿确实够悲的，太悲催了啊！练了一个多月的兵，蒙哥马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开始发起进攻啊！据说呢，是一个这个月圆之夜啊，这是蒙哥马利刻意选择的啊，这个要借着月光看清楚雷区。 进攻持续了两天，德意军队除了这个仓促撤退，没有任何选择。悲催的是呢，这个施登姆上将啊，就是这个隆美尔的接班人呐，开战第二天被炮火震晕，是吧？导致心脏病突发身亡啊！你说这个这个德国这个这个将军元帅怎么不体检一下？是吧？隆美尔还远在奥地利休养呢，是吧？这个时候只能拖着病体回去了，责无旁贷啊！临走之前。 元首还问啊，梅尔，你这身体扛得住吗？啊，你想那能咋说呀？扛不住又能咋样啊？那这就跟这个古代臣子病重，皇上来探问，你以为这是好事啊？你不死对得起皇上这场屈尊一驾吗那所以十月二十六号，隆美尔到了司令部。接下来两天，德军暂时迟滞了蒙哥马利的进攻，但是隆美尔知道这次他不可能扭转乾坤了。 而且英军机械化能力远远强于他，一旦突破防线，想撤都不一定撤得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研究怎么撤，撤到哪儿。原计划隆美尔是希望撤到托普鲁克啊，但是英军轰炸机在十月二十九号把一艘到港的装着两千吨油料的轴心国的轮船炸沉。冰冷的现实马上就把隆美尔浇醒了。 隆美尔在这一天呢，给妻子写信，说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啊。隆美尔陷入如此窘境，对面的蒙哥马利因为小心谨慎而推进缓慢啊。十一月一号，这个蒙哥马利画风突变，发起了增压行动啊。在这次行动当中，蒙哥马利准备用装甲兵从德意两军缝隙中突破，然后中心开花，分割包围。到了十一月二号。 隆美尔迎来了他在北非指挥的最后一场坦克大战，但是看看眼前自己这点家伙事儿，他苦笑了一声，是吧？从山坡上望去，一个小时的时间，英军就对自己的阵地发起了七次轰炸。不得不说，这次连意大利军队都玩了命了啊！意大利的这个阿雷埃特师几乎打的全军覆没，整场战斗打下来。 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只剩下了区区三十辆坦克。十一月三号，在给元首的报告中，隆美尔用比较含蓄的口吻啊，表达了自己想撤退的决心。希特勒暴跳如雷啊，给隆美尔发去一场非常著名的电文啊，在最后一段告诫自己的将军，其实啊，就是说的隆美尔，是吧？ 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胜利，勿宁死，别无其他道路。十一月四号，希特勒派凯瑟琳元帅前来督战，但是呢，凯瑟琳看到隆美尔啊，以前帅小伙一样啊，老战友现在被折磨的跟个糟老头一样了。那再加上呢，知道他仅仅剩下了二十辆坦克，有任何人有点脑子也知道再打下去就是自杀啊，所以呢，就劝慰这个呃隆美尔，是吧？ 说老弟呀，啊，我认为呢，咱们可以把元首的这个电报理解成是一种呼吁，而不是命令。你觉得咋样啊？啊，隆美尔带着哭腔说，是吧？元首的命令就是命令，这不能更改的。你咋理解？是吧？你不能瞎理解啊。不过凯瑟琳不能坐视不管，是吧？在跟隆美尔商议之后，给希特勒发报请求批准撤退啊。在电文当中，他警告希特勒不要让部队白白牺牲。 等待回复的同时呢，继续命令部队坚守。但此时真不是说你想守就守得住的，是吧？这个两亿意大利军队防线提前崩溃，隆美尔的副将冯托马将军在战场被英军俘虏。到了晚上，希特勒终于同意隆美尔撤退。这个时候，隆美尔早就在路上了，而且放弃了原定的防御计划啊，放弃了托普鲁克。 班加西一路撤往突尼斯啊，到此为止，阿拉曼战役宣告结束。阿拉曼战役是二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也是英国人对德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丘吉尔用他绕口令一样的风格啊，对这场战役呢做评价啊。 说这场战役不是战争的结束，甚至不是战争结束阶段的开始，而是战争开始阶段的结束。啊，这这个，这家伙难怪获诺贝尔文学奖呢是吧？下一讲咱们就说说隆美尔在突尼斯如何结束他最后的非洲之旅吧。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